锵腔三人行，今天这个又婷又是飘飘欲仙啊！ <laughs> 我我给她已经出了主意，就是这可以半遮半掩才好。对啊，因为我总觉得大家。 如果认为我靠美色，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洗掉，就是不要因为是腿才能上场场，所以今天就遮一下。对对对。但是又不能完全遮住，这样又打开一点，又怕真的被换掉。说 <laughs> 得好。 <laughs> 所以呢，我就想说，那若隐若现，而且我慢慢转型。我告诉你，今天这个 <laughs> 这个这这个这个长衣要怎么用呢？就每当徐老师讲话的时候，你这一闪一闪，你把它打开。他今天就算是白说了。我我已经打定主意不说话。 样。 <laughs> 幼婷其实大家真不能看她表面这个色相啊。我们这个找女嘉宾就发现，你看这内她有这个内秀。我刚才还在游说呢，是吧？这将来可以这个接替我主持《锵锵三人行》 <laughs> 节目嘛？对吗？对，广大粉丝。在我去了的时候， <laughs> 是吧？哎，因为现在不得不小看这个美女啊。嗯。我过去我承认我是有点大男子主义，就是我骨子里啊，往往容易对女性有一种蔑视，这个不能。 掩饰的，对吧？可是近些年来的这个惨痛教训呢，是过于重视女性啊，哎，对的美色，对对对，你不从来都不是蔑视，讲太直，我到突然间定住，好像是这样。不是，你过于重视她美色的时候啊，就会形成对她另一个方面的蔑视，对对对吧？轻视，你可能就是说，所谓把她物化了嘛。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些年这个惨痛教训之后？ 我发现呢，这个目前这个人也不知道是遗传好了还是什么。你比如过去我认为帅哥最傻了，嗯，对吗？现在我纷纷发现我们也没法混了。 <laughs> 有些帅哥很有两下子，嗯，你是人类这个喝牛奶啊还是什么？就他这个种越来越好。美女也是这样，过去以为美女只能就是被人包嘛，嗯，现在美女开始包人了。 <laughs> 美，哎，所以我今天就要谈谈。 谈什么？我在最近的这个这个世界新闻当中啊，嗯，我发现了一些美女，三个这个美女，我要跟你们先后啊展示一下，就是美女今天有才干。头一个，你看看她，这个跟徐老师有一点关系， <laughs> 因为是上海人， <laughs> 有一有一点关系。上海人，他没把“一点”两个字省掉，有关系，马 <laughs> 怡，哎，这个算美女吧？人家是高管，听说芳龄二十五。 是吗？是吗？卷款五亿，卷款五个亿。然后，呃，今天的消息还是昨天的消息啊？呃，这个在斐济，嗯，被被抓住了。最让人失望的消息是，他在斐济被抓住的时候，还有个男伴。 啊，就很多人都觉得对他的印象还大大打折扣。是吗？我听到是说，怎么那么快被抓了呢？ <laughs> 我还想知道他能跑到哪里去呢？没错。怎么跑斐济？现在不是很多高官都跑加拿大嘛？ <laughs> 他怎么没有就是你知道参照一下？到加拿大可能会被是不是比较难回来一点？对，这就叫百科全书缺只脚。又婷说的对， <laughs> 他没有查一查哪些国家跟中国有引渡。哦，斐济是引渡的。对呀。你说这么聪明的，能够编到我？跑了，是不是应该做点做点功课？ 对不对？加拿大，你看赖昌星好不容易都弄不回来，对不对？跑了很久，对不对？他要是跑台湾呢？跑台湾，因为台湾没办法永久拘留啊，所以你得还是得一直出境。你可能三个月、两个月，你得出一直出境一次嘛。所以你你一出境，你不就还是要？你还得找下一个点啊。所以就没有办法，台湾没有办法长期也不那么热心了， <laughs> 很快就做牺牲品去而且台湾也没有投资移民，所以他的五亿也没办法拿到台湾用。我就替他们着急啊。 我就说这个卷了这么多钱的人往哪儿跑？后来我听说太平洋上有很多无主的小岛，嗯有些私人呢，就私人富豪啊，你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所有富豪都想出名的，有些富豪那个生活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土鳖啊。 见门槛儿你都见不到，你不知道那糜烂到什么，不是叫糜烂吧，就是说幸福到什么程度，他自己可以在一个小岛上喝人奶啊，人家搞吃个脚趾头啊，对吧？ <laughs> 反正都被你描写过了。你还是上山下乡这个档次，挤那样，挤那样比少啊。就 <laughs> 是你看，你看，你还是酋长这个档次的， <laughs> 你还是这个档次。我我我我我就说呀，就说他有些人其实有一个问题。 呃，那天我们还在探讨，就说这个卷款潜逃的这个人，后来我发现所有被发现的人，我觉得有两样，是一个是呢，这个人啊，他还是你别看贪官，他还是心怀祖国，嗯，他老忘不了，这不种种原因，他老打电话呀，打听我的案子怎么样了呀，或者就是什么呢，被当地华人社会认出来了，就他活动，他活动，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拉登，中央情报局。 全世界漫天撒网找他，其实如果拉登说金盆洗手了，就哎，我退出了，我就不出那个屋啊。理论上讲还是发现不了他。他是因为有情，就一个情报员的电话嘛，就证明你还只要还在跟外界联系。我就说，如果是我的话，隐姓埋名，我就等于是拉登躲屋里不出来。我洗手了，我不干坏事了，行吗？我就什么都不干，我就享受了。 然后我不跟当地华人社会，别听别听他，他享他享受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跟韦小宝一样，他得六七个女的在那个岛上，不用六陈怡这样的一个也行。 <laughs> 对，就花他的钱就可以， <laughs> <laughs> 他就为你跑，你就做他男伴，这样的是不是啊？呃，对，哎，他男伴，你说会是个什么人？不知道哎，这看来不是聪明人，我就说被抓到都不算聪明，是不是？已经搞了一个这么一个金融案件，就已经笨了，就是没弄好才会资金短缺。不过他们现在关心的就是说，他那个公司真的是在一年之内。 变成了就是销售变成第一位啊，在上海，他那个旗下都是也不光她是美女，这就是一个美这个美女队长，她底下的那个营销员呢，听说都是美女。 卖保险的嘛，嗯，而且他卖的实际是叫理财产品，嗯，现在不在查这个问题嘛？他可能也就涉嫌这个呃非法的搞这种理财工具，嗯，是啊，这么来弄，对对，就跟其实就跟银行一样，他最后玩了金钱游戏，不是纯粹的单纯保险吗？那再加上都是女孩子，可能卖的比较快吧，我想，是为什么？是不是女孩子卖？你认识卖保险的女孩子吗？ 可是我在台湾的话哦，台湾其实有点相反，就是卖保险通常都是妈妈级的，因为你这样第一这样才有信任感。那妈妈有种这种长辈教你说，哎，你知道这个，你知道活到我这个岁数，我才发觉啊，小孩子大了以后啊，我如果呢要怎么样什么时候我需要买保险，然后你要得自己帮自己做规划什么，有种这种婆婆妈妈的苦口婆心，你才会觉得说比较容易信任。所以在台湾其实通常的第一 top <laughs> sales。 黄金销售员都是妈妈级的，都是我在大陆看到的，就是说，所以我为什么我说今天可以讲讲美女啊？我在各种活动的场合，最不是最近了，这些年呢，经常见到 CEO、董事长，但是就是一个这个级别的，就是没有美女，而且你感觉三十岁也不一定有吧？哎呦，竟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你说这个是个人奋斗呢，还是？ 还是个人奋斗啊，还有就是成立公司是不是也比较容易？ <laughs> 就是说，就像是你在这个银行里面，以前不是谁都是 VP，谁都是副总裁，因为这个 title 对他在卖这个产品很重要，所以我。 反正成立一个公司，我只要几百万或者是几十万，我有了第一笔钱以后，我就成立公司，我自己就变老板啦。那我接下来的名片这样出去，对我的业务是有帮助的。所以，别人说这个社会比较看这个 title，来相信这个人的能力。这个呃戏剧性的这个反差哈，是是有效果的。我也收到过这样的卡片，就是说，就比方说你碰到了像像右婷这样吃饭的时候，啪拿上来的卡片是一个副总经理，嗯，是一个什么副总裁。 这一个反差啊，就你就会，你本来单单一个哦，一个美女，那就我当她美女看待；来一个副总裁，我当她副总裁看待。但是突然这么一个人跟这么一个卡片，而且你要是网上一查，那公司还查得到哦，那还不是一个，你就想啊，他要么他是天才，要么他有很硬的后台。 嗯，你看这，无论两者都得佩服，对不对？是，所以这个反差，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这个是一个反差。而且你也不能否认呐，就是呃，这个女人今天呐，真的是有才干。我现在预测呀，有可能我们这个男的呀 <laughs> 就会颓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现在发现很多精明强干的女人呢，长得又漂亮，她实际上为什么成功？除了靠男人之外啊，这有不是都靠男人的。我确实就发现。 哎，就跟那个郭敬明说的似的，嗯郭敬明不是也有人说他什么？当然那是歧视人家，不应该说人家是娘子，对吧？但是郭敬明确实就就说说我一天睡四个小时啊，我不谈恋爱，我天天写，天天就是就是做生意或者干这些事。那么我这个我不成功，是不是也不公平呢？是我跟你说，有些这个女的这种我见到的哈，我就发现什么呢？哎，这是一种什么女性的心理啊？ 男人你知道吗？有钱就学坏。男人就是事业很成功的，他也要搞腐败的，对吗？他有了钱，他要搞搞女人，或者他晚上要去喝酒、赌博，他去。他会想我有去澳门什么呢？对他目的是什么呢？他要享受。可是我真觉得啊，中国有些个我见过的精明强干的女人，你看，照男人看来，他不他没什么腐败的，你知道吗？哎呦，呃，但是我甚至认为，在她身上有一种什么呢？似乎被需要啊。 他觉得活得很充实，你看这个耳朵里挂耳耳耳耳耳耳耳朵上挂着一个手机啊，哎呦，他就进来风风火火就一路打着电话，我这发嘛？一什么？我这开会呢？什么？我说你从早到晚这样啊？他说是啊，我老公对我都有意见，我老公就是我的那个贤内助。他说我到晚上十一点，我都这电电电话不断。你看一个中国的女人，她可以不要男人所谓，就是她不腐败，她从早忙到晚。但是我就认为有些女人是不是内心深处她会觉得。 这样的被需要啊，他这是他的自我实现，就是他有一种价值感，哎，觉得自己。但除此以外呢，调查统计显示，收入越高的女性，对男性的肌肉越看重。越男性什么肌肉？肌肉对找肌肉男的比例越高。因为我已经有内在了嘛，我有钱，我有我的这个生活的质量，所以我需要。我前一阵呢，这当然也有反应力很好。广告之后再前一阵 <laughs> 留个悬念，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我们讲了一个女的，现在我给你讲这个第二个女的，你看看这个照片啊，这个女的，一看呢是朝鲜的，对吧？因为她这张这个照片呢，让我就产生了一种怜惜的这个感觉。哪里翻到这张照片？但是后来说呢，这照片是假的，对，就是这个新闻的主人公啊，主人母啊，其实我们没有她的样貌。 所以报道当中就找用这么一张照片开始说是他，实际不是他，而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呢？在这个劳改。你知道啊，这是一个朝鲜的一个啊，专门讲这个脱口秀喜剧，我喜剧女演员说错话，擅长这个模仿啊，擅长这个这个讲讲这种脱口秀。结果哎，我第一个我是没想到。 朝鲜竟然还有这种表演？对呀，喜剧性的小品性，咱说这种表演。但是问题在于呢，就是说他说错话是吧？但是一个讲笑话为生的演员，你知道吗？你在朝鲜是什么情况？他这个笑话还没讲完， <laughs> 当就被人抓走，抓煤矿劳改去了。听说是抓到煤矿去了。哎，就是我听说咱们这个电视。 还有个别这个朝鲜领导会 <laughs> 会看凤凰卫视，所以我不禁的就有点惺惺相惜。我觉得啊这位姐姐要是说，她她在错误犯的不太大哈，是不是？咱们朝鲜领导就宽大为怀了。因为呢，就来我们三人行了。我有一种惺惺， <laughs> 就是咱这全世界啊，这种吃开口饭的人啊，都是经常会为这个嘴上不牢啊，在各个国家各种环境下受到审查、受到打压，甚至是受到刑罚。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真正最终理想的社会啊，还是应该让人们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甚至于说开个玩笑，为了娱乐大家。有时候这个玩笑可可能开得不成功，说是开得过了分。那么，我认为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不就是一笑了之吗至少这种这种幽默的这种这种娱乐的精神啊。 是好的，你说像煤矿， <laughs> 这有点没有幽默感。他讲，你就想象今天郭德纲 <laughs> 哎在台上开一玩笑，明天郭德纲就判了五年，这家伙有点。郭德纲在煤矿还有点像，周立波压去才比较戏剧性。 <laughs> 这是你们上海人。世界上就两类国家，一类国家呢，脱口秀的人说不错话，但当官的一说错话就很大的问题。哎，那另外一些国家呢，就是当官的不会说错话。 下面的人说错话，对电视的人说错话，去煤矿。 就这样，原来是这样分的。你跟那人家也应该惺惺相惜啊， <laughs> 你也是吃这行饭的。啊。我觉得这不管男生女生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就是说不应该是女性她就不应该被抓走，而是说男性他这个有自由的讲话空间，那也是应该要要要，就是也不应该就随便因为讲错几几个字就被就被抓走，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男性抓走就算了， <laughs> 是吗？性没这样也不是男女竞争对手 <laughs> 抓多抓，这样也不是男女平等，而是说女生的地位提高之后，我们并没有希望。 能够超越男性或者什么，而是说大家就是越来越一致，就这样就而已。所以你们不要紧张，就是一致而已，没有要超越你们。不要每天就那么紧张。我盼着，我盼望着你们超越我们，你知道吗？其实早该换过来了。 让你们承担起这个生活的重担，请大家调我们调出前几集的锵锵三人行， <laughs> 做你们背后的男人。你明明就很担心女生的权利太大，就觉得哎，就靠个外貌或者是再加上实力很容易超越你。你觉得这个不是我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女人呐，最好把责任全担起来。 你要超越我们，我们不要光在一方面超越我们，就是说，你不能说又超越了我们是吧？另一方面还在享受着传统女性的特权。 <laughs> 我觉得你索性干脆就全我们接管了。比如说，哎，你把我就是你你你养家，我呢？ 在家里，把他给包了，对，就这么个意思。刚才我们讲到，女的要是地位很高，钱很多，就会关心男性的那个肌肉嘛，就喜欢小靓仔嘛。前一阵大家沿着这个思路就觉得刘晓庆去美国结婚会跟一个比她小二三十岁的一个男生，真的吗？哎，一一度这么传，一度哎一度这么传。可现在实际上呢，她的结婚对象是一个七十一岁，是一个七十一岁的香港的做做家具的。 所以大家就像你说的，你看你还是不彻底嘛？ <laughs> 你成功到刘晓庆这样，你最后还成了一个老板，我们就好还是找个老板，这说明人家刘晓庆是内行。这个 <laughs> 这个家具啊，还是老的好。对，这家具老的好，真的，那黄花梨明代家具，那那得赚多少钱呢？你知道吗？ <laughs> 对，行，咱们现在家家里的工具，咱们现在说第三个女性啊，第三，我最近发现的第三个美女，这都是有才干的，对吧？哎，是这一位，你来看看，哦。 这个幼婷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对，她是伊朗本来应该要当女议员的，她这个她这是这张是她这个海报上面的一个竞选照片，所以她其实也符合这个伊斯兰宗教的一个规矩，她并没有穿的特别裸露什么的。那她自己本身是网络公司，好像是一个主管吧，所以本来也蛮有能力。然后因为她很年轻，所以想说帮年轻人争取一些权利。再加上伊朗在这个新总统上来之后，希望能够让伊朗的这个社会更加民主，以及女生的这个地位提高，所以就让女性可以参选。 哎，还真让他选上了，但是他选上 <laughs> 议员了，选上了第十四名，十四高票选上的。啊，但后来呢，保守的这个穆斯林就觉得啊，我们不应该一个走 T 台的模特来执政、来参政，所以呢，就说她太漂亮而把她换掉，也是有取消她的。啊？哪里来的道理？ <laughs> 你说说你的道理是什么？我觉得有道理的，一个女的太漂亮了，然后呢？我是说实话了。 他会就就导致气氛出现一些问题，你知道吗？你看，要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的出现在一堆男人当中啊，这些男人状态不太对，你知道吗？那你为什么让她参选？他投票就老是拉布，是吧？对对对对对。 <laughs> 那你为什么让他参选？参选就是要接表示你已经接受他可能会当选的可能。你应该这样来说，那个女的出现，那些男的出了问题，的问题在这些男的身上，不在那个女的。身上你比如说，要是这么一个美女在那儿，你有没有发现啊？平常不管在什么场合啊，嗯。 有个美女在那儿，男人明显话多。这个议会本来发言就没完没了，你知道吗？这些男的看见这么一女的在这儿啊，肯定原来讲十分钟的演说，恨不能讲半个小时。但解决的方法不是把那个女的拿掉，而是多几个女的，或者女的跟男的一半。 <laughs> 好，广告广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这个美丽不是罪，对吧？美女干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也假想一下，如果比如说玛丽莲梦露。 他在这个议会里头，你觉得这个他会不会弥漫一种就有一个荷尔蒙的气息？意意大利不是就选上了一个，对不对啊？一个好像是拍拍 A V 片的一个，这个有有有一个选上了议员的。嗯，那是因为有贝鲁斯科尼当总理， <laughs> 所以上上行下效，不是？整个意大利的文化就是就是可以这样，他们绷得住是吗？绷得住是啊，就是我我觉得他被换掉的理由，说他是美女，我觉得这个只是个借口。 纯粹就只是不想被分享权利而已，所以我觉得当初开放名额让他参选的时候，就这只这只是。 看这个结果就是个假民主而已，只是个假开放，对，但就永远到最后，女生永远都因为外貌而被换掉。你从来没有因为说一个女生什么不符合她的实那个资实力资格被换掉，你总是都说是因为她的美貌。我看过一篇那一本这个书啊，以前这个 C B S 的主播，她是那刚开始跑白宫的记者，然后呢，她是个金发的这个女记者，她每次跑新闻的时候呢，她就把这个头发绑马尾，然后戴个眼镜，然后她妈妈每次打电话说，我把你生一个这么漂亮的金发，你为什么不让她？ 他批下来，然后好上镜呢。他说：“妈，我在这个白宫这个所有的男记者里面，如果我这样一放这个头发呢，没有人注意我。” 报道什么了？所以我得把自己搞丑，我想这容不容易？他这个脸，对就像又听你这个裙子一晃，没有人注意我们。所以你说我接下来真的再， <laughs> 刚才今天晃几下，再 <laughs> 也不要配合你。今天刚才晃好几下，不 <laughs> 是？我相信观众感觉得出我有实力，就是这多么不容易，是不是？就是你还，我们也有美女为了要。 抵抗他这个生生来的外表而去做这些奋斗，所以这就是已经是不平等了，完全还是个不平等的情况。是的，就是长好看了难看了都会有歧视，对吧？反正你那么多的强调美女，这本身还是说明男权、男性中心主义的权利在强大。要不然的话，他不会有那么大的那个权利就好像现在人家讲肌肉男的时候，也是女权的上升。 也是女权的，呃，一般美女是合算，就叫做生意也是，政治也合适，但是吃亏也吃亏，就是人家不相信你自己。你觉得一个美女在一个公司里，到底是男的多好呢，还是女的多好呢？你说男的多好还是？他周围是男的多好，还是女女同事多好？ 男的多好，你看看， <laughs> 你看看，你不也要这个骑士吗？你利用这个，我哪有利用？不是，那玉 <laughs> 您可以说没办法，世界是这样，我们得适应，我们要作战，对不对？对啊，我看到的真的是。接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